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呢，咱们说到一九四五年的六月，美军呢夺得了冲绳岛战役的胜利，当然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冲绳岛备战呢，使得日本的门户洞开，美国的陆海军呢就一起制定了针对日本本土的进攻计划，名字叫“没落行动”。没落行动呢，包括这个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叫奥林匹克行动计划呢，在一九四六年一月登陆九州岛南部，把这儿呢变成了一个大基地。下一步呢是小王关行动啊，在一九四六年春天登陆本州岛，进攻关东平原，最终呢占领东京。面对这样的形势，日本军部呢也制定了绝号作战计划啊，就是这个决战的那个绝字啊。 这个计划呢，包括好多内容。不过呢，指导思想就一个：玉碎啊！一亿国民总玉碎！所有的飞机都要改装成神风自杀飞机，海军舰艇当炮台用，全力建造各种自杀潜艇、自杀快艇和人操鱼雷。陆军则从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北部调集了近九十万部队，到这个九州岛。 其中呢，只有一半的部队装备比较充足。那不过这个没关系，日军大本营下令全国所有的十五到六十岁的男子和十七到四十岁的女子全部要加入国民义勇队。这样一来呢，凑起来两千八百万人，正规军都没什么装备，是吧？那那么多老百姓就只能当炮灰用了。有一个被征召的这个。 女高中生啊，后来就回忆说，当时发给她的武器就是一把锤子啊，然后告诉她说，你的任务呢就是杀死一个美国兵，你瞄准了啊，拿锤子砸他肚子就行了啊。这种这个全民皆兵的方式，在今天看来跟恐怖分子差不多啊，拿妇女儿童当当人体炸弹啊。但是你别忘了，他们的人数可是恐怖分子没法比的，两千八百万人啊。联想一下塞班岛、硫磺岛、冲绳岛啊，这些这个小岛的血战。 那要想这个攻打日本本土，这美国得死多少人呢？简直难以想象。当时美国军方估计是至少是一百万人啊。这时候，这个聪明的美国人就开始琢磨，说打败日本是非得一定登陆吗？啊，一琢磨就发现了，哎，好像不一定哎，啊，为毛呢？ 日本跟英国一样，是一个海洋帝国啊，而且呢，它对海外资源的依赖程度比英国还要高，石油啊、铁呀、铝、煤、橡胶这些东西都得靠海外，农业产品也将近一半是进口来的，所以呢，要想逼小日本投降，是吧？只要掐住日本本土到海外的航运线就 OK 了。 那对付航运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不是小胡子元首早就给出答案了吗？那就是潜艇啊！美国人多聪明啊，是吧？所以有样学样，那这一学不要紧，整个二战美国造的潜艇的数量相当于其他所有国家之和，而且呢质量也很不错，哎，就是鱼雷差了点有点拖后腿那后来美军在太平洋转守为攻。 潜艇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新型鱼雷也装备上了。这样一来，小日本的运输船呐就倒了血霉了。一九四三年一年，美军潜艇就击沉了二百九十六艘日本商船，总吨位达到了一百多万吨。到了一九四四年十月份，一个月就干沉小日本三十三万吨船，其中呢大部分是油船。 这么一来，日本本土的燃料供应就一天不如一天啊！这也是咱们这个之前讲为什么日本联合舰队老停在新加坡呀？那就是因为这个，回去它没有油，是吧？而且呢，国内训练的飞行员也因为没有油，很少能上天，都是在地上练。你说这这仗怎么打啊？而且呢，美国打的也是所谓的这个。 无限制潜艇战啊！什么叫无限制呢？就是潜艇可以随便打啊，不受任何限制，可以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击沉敌人甚至疑似敌人的民用船只。我只要觉得你有一丁点可能是给小日本送东西的，是吧？别管你是哪个国家的船，不管上面有没有平民，可以不经警告直接击沉，而且击沉以后。 去救人是吧？说实话，这个其实挺不人道的啊！因为咱们都知道，潜艇啊攻击是非常隐蔽的，不像战舰或者飞机，大老远你能看见。你被潜艇打，经常是你在船上是吧，啥也不知道。等看见鱼雷，那黄花菜都凉了啊！所以呢，被击沉的船呢，经常来不及发求救信号啊！这在大海里基本上就是没有活路，是吧？说实话，非常残忍不人道。 啊，所以后来呢，很多人就要求把美国人这种无限制潜艇战也列为战争罪行，跟德国人的潜艇战还有屠杀战俘什么的啊一样审判。可惜呢，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了，是吧？日本这么依赖海外资源啊，可是他的这个运输船数量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而且呢，几乎都没什么护航。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跟这个东南亚的航运几乎就中断了。啊，反过来再看这个日本潜艇。 从指导思想上就有问题，一直想着去击沉美国的战舰，那这谈何容易啊！吧再加上潜艇和这个艇员的水平啊，也不咋地。那所以在战争期间呢，就没有太多的战绩。美国潜艇就不是这么回事了，除了圆满完成掐断日本航运的这个主要任务之外，打军舰这个副业也没耽误啊。前面咱们讲过几次海战，是吧？日本有好多军舰就被美国潜艇击沉的。 光主力航母就有两艘，大凤号和翔鹤号啊。这个时候，日本能动的航母啊，就一艘信浓号。信浓号啊，本来是大和号战列舰的第三艘姊妹舰，刚开工不久呢，就改成了航母。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工，对吧？还在这个测试阶段。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八号，信浓号奉命从横须贺港口返回内海，这是他第一次出航。刚走到半路。 就被美国的“涉水鱼号”潜艇发现，“涉水鱼号”就射了六枚鱼雷，四枚命中了这个呃“信浓号”的右舷啊，“信浓号”在海上飘飘悠悠一夜之后，带着舰长阿部俊雄大佐在内的七百九十一人沉没。最逗的是啊，美国人这边是吧？这个因为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艘巨型航母存在，那“涉水鱼号”射完了之后呢，也不知道它到底沉了没有。 回来之后呢，也没有这个证实战果，没法证实。上级军官啊，就跟这个艇长说：“哎，先先给你们记一功吧。”啊，说那记什么功啊？哎，就算你们击沉了一艘两万八千吨的中型航母吧。结果等到这个战争结束之后，跟日本人这边一对，大家才发现，我天，原来咱们创造了史上被潜艇击沉的最大船只的记录啊！所以，涉水鱼号全体指战员被补发总统特别奖章。 整个战争期间，潜艇击沉的这个军舰啊，占了美国海军总战绩的三分之一。要是算所有船只啊，不光算军舰的话，潜艇击沉的比例更是高达百分之六十。整个日本的运输线，无论是这个给本土运物资，还是给小岛运给养，基本上都被这个切断。可以说呢，为了打败日本啊，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了。 到了后来，美国潜艇实在找不到啥目标了，啊，这水上漂着的全给揍沉了，就只能搞救援工作，救了不少呢，迫降在这个海上的美国飞行员。二战这种全面战争打的就是国力，没了资源，军舰开不动，大炮没炮弹，这仗根本就没法打。这个道理啊，其实日本高层人人都明白，但是怎么结束战争，大家的想法不一样。 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尽早投降，战争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没有必要为此再多死一个日本人了。也有人觉得呢，我们虽然打不过，但是应该以打促和，做出誓死顽抗的架势来争取更好的投降条件。而且呢，日本在外面打败仗的消息都是严格封锁的，是吧？在本土的日本人都不知道真实情况，要想让他们清醒过来，就得让他们也亲身体会一下战争。 美国人很早就开始组织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啊，这个跟轰炸德国相比啊，炸日本至少有三个优势。第一呢，日本本土防空基本上等于零，无论是雷达站、高射炮还是战斗机，要啥没啥啊。这个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没有啊。第二呢，是日本对空袭的准备也基本没有啊，既没有疏散工业设施，也没有疏散平民啊，防空洞都很少。 第三个优势就是美国的轰炸机，现在已经是用 B 二十九了，绰号叫“超级空中堡垒”，这是二战时期最大的轰炸机，比 B 十七空中堡垒还大得多，能带啊将近这个八九吨的炸弹，飞的是又高又快。到了一九四四年底，在欧洲积累了丰富轰炸经验的柯蒂斯·李梅将军被调到了太平洋。 他一来呢，就仔细研究了轰炸日本的情况，发现之前轰炸效果呀一直不好的最大原因是什么呢？是炸不准，是吧？这个因为日本是个岛国啊，这个大海上空啊气流非常不稳啊，炸弹扔出去就被吹跑。于是呢，李梅就发明了新的战术，首先把白天高空轰炸改为夜间低空轰炸，提高准确度。当然了，这也是仗着日本没什么夜间航空，是吧？第二招就更狠了。 李梅发现啊，日本人的建筑大多是木质结构，于是呢就开始让轰炸机使用燃烧弹啊，每一架 B-29 啊带四十串燃烧弹，一串三十八个，这么多燃烧弹扔下去能覆盖五个天安门广场这么一大片面积。别忘了，这可只是一架飞机带的炸弹。一开始呢，这个 B-29 是从中国或者印度的基地起飞，要飞很老远才能到日本，带不了太多炸弹。 恰好此时，塞班岛被占领了，轰炸日本的航程啊大大减少，动不动就可以派出几百架 B-29 去轰炸。一九四五年的三月九号啊，李梅组织了二百七十九架 B-29 对东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轰炸，整个东京城四分之一的面积被大火覆盖，那整个东京是烧为白地。 二十六万座建筑被烧毁，伤亡人数达到了十八万啊，比后来原子弹炸死的呀还多啊。而这个二百七十九架轰炸机啊，只损失了十四架，可见日本本土防空之薄弱啊。所以今天我们去这个东京旅游，你很少能够看到东京有什么古迹，那它的所谓的古迹啊，也都是战后修复的。那战前的呢？ 都炸没了啊！你包括这个历代德川家这个将军的这菩提寺增上寺也原来占地面积好大的一个古寺，现在就剩了一个钢筋水泥的大殿，那个真的也都没了啊！全都炸没了，是吧？就除了皇居没炸啊，因为皇居要炸把天皇炸死，他觉得这个日本人该同仇敌忾了，没炸，其他地儿全炸没甭说你们家炸没了，你们家那条街都没了，整个那街都找不着了，那炸的一片白地，是吧？之后十几天，大阪、神户。 名古屋都被烧了个遍啊，所以大阪的那个天守阁也是钢筋水泥带电梯的了，名古屋的也是，名古屋那个本城那御殿不是刚修好吗？是吧？它它今年刚修好，去年刚修好，是吧？歇了几个月之后啊，七月份李梅又派出三倍的轰炸机，日本所有四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被夷为平地啊。 美军一般都是在轰炸之前几天先投一次传单，告诉日本老百姓要炸这儿了啊，你们快点跑啊，是吧？八百多万人从城市逃到农村，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什么呢？就是日本战时经济濒临崩溃，特别是炼油厂和军工厂几乎全部停工。这么大规模的轰炸啊，把日本整个炸成了一个残废国家啊！而且更重要的是。 让日本人上上下下所有人认清了一个现实，什么呢？大日本帝国军队已经完全没有能力保卫日本了，沮丧的情绪在老百姓心里迅速蔓延。这个时候，摆在日本高层面前的问题，其实就剩下怎么投降了。日本这个。 跟德国呀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啊，就是它有个天皇。这个天皇，你说他是皇帝吧，又没那么大权力啊。你说他跟英女王似的，是个吉祥物吧？国家大事呢，还得得由他来拍板啊。所以这个时候，裕仁天皇的这个态度就至关重要啊。 裕仁天皇啊，跟希特勒有一个本质区别，什么呢？希特勒再怎么独裁，他也不是皇帝，那不能说德国是我们家的，我子子孙孙世袭，我们西家世袭，那不可能啊。所以呢，只要希特勒死了，德国毁不毁灭，那跟他就没关系。所以希特勒这个疯子呢，当然希望拉越多垫背的越好，啊，最好呢全德意志民族都给他陪葬，那才好呢啊。 但是日本天皇，你别管他实际上权力大小，至少名义上他是日本的拥有者，是吧？就算裕仁死了，天皇的位子也要往下传给他儿子，是吧？现在明仁天皇，是吧？明仁天皇再退位，今年马上退位，传给德仁天皇，是吧？所以呢，这这是要往下传的，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只要能生得出儿子就成，是吧？虽然当初这个发动战争的时候，裕仁天皇是同意了的，但是。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他可不想让日本彻底毁灭，因为日本国你可以理解为是他个人的核心资产啊。所以这个时候啊，首相小矶国昭辞职，日本天皇呢就要求新首相铃木贯太郎寻求和平啊。但是别忘了，日本人是有这个下课上的传统的。那真要说我们要投降，谁知道底下这帮死硬派能干出什么事儿来？ 那么，铃木首相能不能完成投降的任务？裕仁天皇命运又将如何？咱们下集再说。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